一天半，水坑这都哭塌三间房了。哎，紫蓬真人的洞都被他霍霍成那样了，何况是砖瓦房呢？这样吧，把寒潭抱到山腰的洞府去，那里是我派列祖列宗闭关修行的地方，九天神雷都禁得住。是。 又怎么了？你要为我们做主呀！是啊，少爷。少爷，不是我们不想照顾小师姑，只是姐妹们平日里都是为您梳头点香、侍弄花草的，从未照顾过这么小的孩子。她哭起来太吓人了，一哭我们就头晕。还有那个山洞。 除了石头，连床和椅子都没有，待不住人的。 <laughs> 少爷，让我们回来伺候您吧，我死也不想住在山洞里呀。可是，你们不去还能让谁去啊？你去。什么？师傅，你你和你三个师弟轮流去照顾你们小师妹。祸是你们闯的，人是你们带回来的。 你们不去谁去？好，好，好。师傅，你怎么又把水坑从山洞里带出来了？哎，怎么把它装竹筐里了？还不是因为你们！先说你，韩渊，你是想把你师妹也扮成个叫花子吗？ 还照看了一天，就把他弄得灰头土脸，还从头到脚全包上了尿布。嗯，是不是怕他到处爬把尿布弄掉吗？你好好看着他，尿布能掉。而且平时饿着你了吗？你连师妹的奶壶糊都偷吃。我我就是想尝尝啥味儿。嗯，要不是我去的及时，你师妹饿的连大青虫都要往嘴里塞了。 也别光说我呀，小钱不也一样把小师妹饿坏了吗？我我只是在山洞里看见了前辈们留下的一些手迹，想弄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没想到回过神来的时候，回过神来，一夜就过去了是吧？你都忘了你还有个小师妹吧？人家都哭得没力气了。我看她睡得挺香的。 没力气，可不就睡了吗？再让你多照顾两天，他就能一直睡下去了。 <laughs> 我就说他们俩根本就不能指望。你得意什么，严正明？他们好歹还是亲自去照顾的，你呢？一口气带十七八个道童过去，自己手都不带动弹一下，连斗门都懒得进。哎，可你能说我照顾的不好吗？ 好歹能保证小师妹是干干净净的吧？哼，何止是干净啊！你恨不得她每次拉完尿完，都给她从头到脚洗上三五遍，成天把她泡水里，身上足足熏了三级熏香，路过的蜜蜂都能给她熏死。李 <laughs> 云还有脸笑？最离谱的就是你！ 金蛤神水是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儿？你就敢用在自己小师妹身上？我，哎呀，我就是看她短胳膊短腿的，动不动就摔跟头，可怜，所以所以你就把她变成了癞蛤蟆，脖子上套根绳，绕山走了大半圈。徒弟们，你们瞧瞧她，她也是一条性命啊，也没不把她当命。 总之不能指望你们了。今后，为师就把它装在这筐里，天天背着它，免得遭你们祸害。哦哦 是给你念段《清净经》，好不好啊？祖师曰：“雨登大道，必正水坑好可怜哦。晋江文学城，Praise 的原著，七二九声工厂、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季第六话，《金楼》。 认真点儿。掌门，该去上晨课了吧？今日有些晚了。嗯，我喂完仙鹤就去，你先过去吧。是。哎，这课是越来越难上了。 他们四个去了趟群妖谷，关系倒是好起来了。本来我还挺高兴的，可这些日子以来，我算是发现了，他们还不如像过去那样相敬如宾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一个倒霉孩子就只是个孩子。 两个凑在一起就能成就一千只鸭子，三个凑成一堆儿就能翻江倒海。至于四个，嗯，么 <coughs> 这么多烟啊，呛死了！回二师叔，少爷刚刚命我们在师叔们的桌下各放置了一个香炉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呃。 不觉得煮了汤像现在这样云山雾绕的，显得仙气十足吗？啊！我怎么觉得像个大汤锅呀？嗯，这样睡觉才舒服。这不就是汤锅里煮饺子吗？哎，既然香炉都有了，不如……嚯！哎呦，熏 <coughs> 死了！ 四师弟，不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啊！怎么了，二师兄？你听说过凝神香吗？没有。这香啊，只要在睡着的人枕边点一小撮，就能让人做一宿的春梦，其乐无穷。啊？是吗？哎，你有吗？我试试。嗯，我只有配方。给我，我去配。 就放进我的香炉里了，哟，这么快就配好了？好像味道不太对啊！我是想让味儿更好闻，在里面还放了点调味料。啊，送此经者，哎呀，走开，走开！可得先锋，哎，这俩蝴蝶怎么怎么赶都赶不走啊！去，别碍事儿。 说那蝴蝶是不是闻了香的缘故啊？哎，二师兄，你的蝈蝈不对劲儿啊！哎，往小钱的砚台里去了。这蝈蝈怎么了？水坑别抓了，回筐里好好待着。还 <laughs> 从没见师傅这么招蜂引蝶过呢。喊冤，把香吸了。 哎哎啊，好好好，好哎，先拿什么谢？就这杯茶吧。师弟，这蝈蝈你也拿去吧。哎呦，别！哎呦，着火！哎，蝈蝈飞了。师傅小心。那是个什么？哎，哎我的胡子！师傅，我错了。 我以为那香只对人起效，没想到熏的却是蝴蝶和蝈蝈。我也错了，我应该提醒四师弟，那个香炉有避水符咒，要熄灭必须得顺着特殊的渠道倒水才行。我还没想到三师弟会直接把我的蝈蝈扔进香炉里。我也没想到那只蝈蝈竟会烧不死，还能带着火苗飞出来，把您的胡子烧。真是反了天了！ 李云、含冤，罚你们抄写《清净经》二十遍。严正明，哎，有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才是始作俑者。而且陈克时堂而皇之的睡大觉，太不像话。抄经十遍。哎，我程潜，弟子有错，愿意受罚。念在你并非故意。 认错及时，就不罚了。哎，小同学，嗯，大师兄，今 <laughs> 日我正好得空，指点指点你剑法怎么样？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？刚才你练剑练到一半。了。 还说自己中暑了呢。哎呀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师傅还罚了我抄经。哎呀，这个看来为兄是没有时间了。不过你要是能帮我抄几遍，果然，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。师兄还是抄经去吧，练剑这种粗活，我可不敢劳动您，怕您老人家闪了腰。啊。 生为什么不能只如初见？当初这小子虽然假惺惺，但至少还算客气。我先回去了。慢着，你干什么？替我写几封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大师兄，衣带怎么系才能飘起来？这种大秘密，就不必告知小弟了。啊！喂！ 我下来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来山顶干嘛？你看这块石头，雕的有点像小师弟。这是你给他立的像。 小东西，不要逞口舌之力，有你求我的时候。你再看，这条缝是个门。哼，你看，这是个山洞。你怎么打开它的？这道门只有能引气入体的人才可以推开。这山上，除非你去求师傅，否则。 也就只有我能带你进来了，跟我来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没人给他起过名字。不过师傅管这里叫金楼。金楼。左右两侧的石壁有冥符，知道我们来，他自己就能亮。哦。洞里收藏的都是我派数千年来积攒的典籍，除了师傅挚爱的那些个百家经文以外，还有前辈们四处搜罗的心法剑法。小龙钱。 以后碰上师傅再让抄什么经书门规的，要是你能给我分担一部分，我就可以每十天来给你开一次门，怎么样？既然这么厉害，怎么我从来没见师兄你来过？贪多嚼不烂，欲速则不达。我现在只要练好本门的木剑就好了，了解太多反而容易分神。一套入门剑法练了七八年，还真有点数。前面那个大石洞。 看见了吧，自己进去瞧。啊，这好高的书架，书架都是直通洞顶的，书都是分好类的，心法、剑法、旁门左道什么都有，还有各种名山大川的游记，还有写在丝绢和竹简上的书，这都是什么年代的？ 写在兽皮上的都有。哦，都后面还有时间，可以继续往下走。下面还有？对啊，金楼共九层，藏书可是不计其数呢。里面那些乱七八糟的配方，都是以前跟我打扫金楼的时候趁机偷的。切，这不争气的东西。对了，童姐，你决定替你师兄我抄经了吗？ 行，别说抄经，以身相许都行啊。张明，今日你太懒散，罚你抄经十遍。好，大师兄，抄好了，明天就睡着了。明天给你开门。这么快就天亮了。 真想把这些书都抱走。小明，超清是吧？没问题，放好了。嗯，字体越来越像了。这小钱最近一下课就找不见人影了。二师兄，嗯，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不知道啊，上课时也总看他自己在闷头写字，嘴里还念念叨叨的。嗨，管他呢。 多谢大师兄。从前，你入门已经一年了吧？对。你是打算去南天门造反吗？啊？那日我看你在洞里读的都是剑谱与功法，你疯了吗？像李云一样看那旁门左道或者故事书不好吗？师傅说了，亭与营，立与西施道通为一。大道虽有万变，却不离其宗。 我是打算多看一些，以便和本门功法相辅相成。你入门才一年，看功法着什么急？去年咱们从妖谷回来的时候，大师兄不也说过要拔光紫鹏真人的毛吗？不学好功法，怎么斗得过他？是啊，我说的是总有一天，那老杂毛都八百多岁了，我才十六，我着什么急啊？说不定过个七八百年，我比他还厉害。 真是做白日梦！一个整天就知道臭美、拿着剑当镜子照的人，再练七八百年、七八千年，能练就什么好剑法？哎呀，扶摇派还能好？我走了。对了，这个拿着。什么东西？奶糕。吃去吧，不长个的小矮子。哦。 这底层就是个堆破烂的地方，很久没人去了，也没什么东西。你就在上面几层转吧。这里好脏啊！果然很久没人来过了。树叶都被虫蛀了，这里连防蛀防水的符咒都没刻吗？ 菜谱、酿酒秘籍， <sighs> 还真是什么都有。 <sighs> 这是春宫图？哎呀，这都是什么呀？ 身无边，黑暗无穷，因此万魔之宗也常被人比作北冥。北冥，哼， <laughs> 何人配冠北冥之名？北冥修的就是魔道。 引气入体的方法，也和其他功法差不多呀。师傅，魔修练习引气入体，也是需要静心去念的吗？刚刚师傅眼睛里好像有一团黑雾。 问魔修？嗯，怎么会想起问这个？哎呦！大师兄你，这小子难不成要把四重金楼的事供出来吗？啊！你还敢踩我？停雨与营，立于西施，道通为一。大道无道，殊途同归。魔修。 走的不过是另一条路而已，途中略有相似，也没什么稀奇的。好耳熟啊！对了，这不就是我在京楼忽悠大师兄的话吗？师傅，那我们选择这一条路，不选择另一条路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嗯，李生大路无人摘。 必苦，你明白吗？这，这是北冥君。我说过了，有我在，你们不用怕这样的小妖。万魔之宗，那些大妖怪在他眼里都不值一提，所以为什么不能修？我的这些念头，师傅竟然都知道。 程潜呐，你就少自作聪明，心怀侥幸吧。多谢师傅。嗯，徒儿们，你们近日要多多用功，为师要带你们出门一趟。去什么？十年一度的仙市快开了，你们整日在扶摇山上坐井观天。 没有见过真正的修真界，为师要带你们去见见世面，顺便走访老友一二。双方都有徒弟，难免比较，你们不要太给师傅丢脸呐。师傅，我就不去给您丢人现眼了，您带着师弟师妹们去吧，我看家。 钟道童都能看家，不必劳动我扶摇派首徒。那那怎么行呢？万一山穴再出问题呢？万一有小贼觊觎我扶摇派钟灵毓秀前来偷盗呢？那日我与紫鹏道友协议，他已经封闭了山穴，不必忧心。 山脚下有符咒，还有道童守门，寻常小贼上不来。可是，可是师兄，你怎么跟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一样啊？韩渊，你这些喊的，一个赛一个讨厌。哼！哎，师傅，您别理他。您刚才说去韩渊呐，你不求上进，至今连门规都没背下来。 我看，不如你留下来看家吧。啊！掌门，掌门，少爷说他病了，少爷已经一整天不吃东西了。掌门，他说一想到要出去，就吃不下饭。不给掌门孝敬烧鸡了，你们回去跟他说，任凭他闹去，这山是一定要下的。 第三条不得是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什么来着？哎呀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么笨呢？笨死你，笨死你，笨死你算了。背不下来门规也不必如此吧。 雪清哥，门外好像有人，我去看看。哎呀，来！你三师兄正在磨青青青呢。你说你才一岁，怎么就长这么高了？三师叔来了，稀客。水坑，你怎么来了？ 小师姑平日很少来找三师叔啊，你不是总喜欢去少爷那里讨吃的吗？大师兄最近心情不好，我这小师妹虽然话还不会说，察言观色倒是在行。哎，今天怎么不去找四师弟啊？他那不是最好玩吗？还是少找为好吧，净跟着他学爬房上树了。你二师兄呢？ 三师叔忘了吗？二师叔可是把小师姑变成过蛤蟆，小师姑从来不找他。可水坑也很少来找我呀。 <laughs> 可能是觉得三师叔总是在看书墨经，不怎么说话吧。怎么哭了？他后背的衣服好像撕开了。水坑，转过来我看看。 是吧？ <laughs> 我这是在不知糖。明天练完剑后，就可以留下和你大师兄一起学符咒了。你已经能引气入体了吗？大师兄的尊严何在？我画像怎么只有半张？这个前辈真好看。 臭死了！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啊，茅厕，破客栈。 山道，祸害过多少无辜？金卷与虫化鸟，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，闲修行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某一日被罚过许多争吵被师妹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那些。 在心中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，依然神色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妖，自在惬意，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百合，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 少挥苦练学下每一招，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停落下的风雨万丈，历信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那些太遥远的过去，在心中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逆行人间疾苦。 心不再惶惶，自去扶摇直上。回声再看，只道苍茫。